严先生来了，正好杨小姐也在，你们对朋友可真关心呐！啊，杨妹又来了啊，说是给陆先生熬了鸡汤，特意送过来。您进去吧，我先去忙了啊。行。嘿，不是，何州每天付这豪华单间的钱，就是让他俩天天在这约会的。哎，江哥，你就别提他了。 虽然我确实很感激他救了你，但是吧，你看他这个人，浑身上下都写着“老子就是欠打”，有本事你来呀！杨妹，你这是偏见。哎，我跟江队有点事要商量，要不你先回避一下？凭什么呀？我江婷，叮当都交代了。杨梅，你还是先回去吧，有空再来。那。 江哥，你好好休息啊，我走了。晋江文学城、淮上原著、猫耳 FM、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十五集。 好，哎，知道了。嗯，那丫头不就是？原来她也在这养伤。哎，韩梅梅，啊，你就是那个出事的时候跟江哥一起坐在车上的实习女警？是，我叫韩小梅。您肯定就是杨杨。你们当时坐的那辆被撞毁的车，是我的。 <laughs>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当时真的没你们实习生没其他活好干了？嗯啊，整天跟着我们江哥，没事怎么不上街抓小偷去？哦，因为严父让我看着江陆顾问，说有任何异动都第一时间通知他，只要陆顾问离开半步，他就立刻杀到。所以严邪？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可能啊。 是男春心萌动了也说不定。是。哎呀，妹妹， <laughs> 呃呃，瞧你受这小可怜的样儿，胳膊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也不好好补补。呃，快跟姐姐来，姐姐呀，好好请你吃顿饭啊。 <laughs> 不用了，我刚才吃过了。哎，要的要的。 我一看你啊，就觉得特别喜欢。 <laughs> 哎，我问你，你叮当，交代了？当然了。我以为他应该是比较难攻克的那一个。这主要得看是哪位大神亲自出马去审的。江队，你猜猜？ 这位大神不正坐在我面前吗？ <laughs> 哎，说正经的，你怎么知道姓丁那丫头是第四个绑匪的？多亏你提醒我，后来我一到现场就把她枪给缴了，好险呐，人质差点就没命了。丁当去派出所应该是真的，但不是想自首，而是检举。检举？对，说辞当然跟告诉楚辞的一样。 把犯罪事实全推到他爸身上，这正好跟他母亲张娇的口供不谋而合。也许在事发前，这俩母女就对过口供了。嗯，毕竟大多数女性都爱孩子胜过爱老公。叮当一发现自己被警方监视，就想先声夺人，通过检举洗脱嫌疑。但是，池瑞他们察觉了他的疑心，因此先下手为强，把他绑了回去。然后。 他就选择了跟绑匪合作。是的，他别无选择，因为你的推测非常正确。五零二案案发当晚，胡伟胜车里那名女性帮凶就是叮当，甚至，他很可能是蓄意谋杀冯宇光的。蓄意谋杀？这你也能猜到？说说看，为什么？冯宇光一直靠吃阿德拉等药物来通过考试，在北京应该有固定的卖家。 但来建宁以后，只能就近接受叮当作为新的供货渠道。我猜，案发当晚，叮当接到冯玉光的电话后，给了他一个没有实名注册的手机号用来联系。这也是叮当扰乱侦查的一种手段。冯玉光拨通那个手机后，根据指示上了胡伟生的车。剩下的事，我们都知道了。 那你为什么怀疑他是蓄意谋杀？或许他纯粹就是想勾引冯玉光吸毒，只是拿错了货而已呢？不，致死药物是丁家旺仿制的失败品，应该早就被销毁了。即便有余量，也不会随意乱放，顺手拿错的可能性不大。再者，丁当要杀冯玉光的事，可能连胡伟生都不知道，否则他不会去动冯玉光的包，还卖给了二手店，留下那么明显的线索。 而胡伟生为了保护叮当，那种死硬不交代的态度非常坚决。面对这样一个赤胆忠心的男朋友，如果叮当连他都瞒着，其中的杀人动机应该是比较微妙的。不过我也说了，这些都是猜测。故意杀人，量刑不同，叮当应该不会承认才对。哼，他承认了。好，区区不才，在下我亲自带人奋战了半天。 字面意义上的把丁家小院掘土三尺，果然不负众望，找到了证据。你猜是什么？什么？尸体，十多只被毒死的流浪猫狗尸体，死亡日期非常接近，好几只爪尖验出了叮当的 DNA。他在用小动物试验致死剂量，对，蓄意投毒，铁证如山。那丫头当场就崩溃了。人证物证。 口供案卷，这一套严丝合缝的证据链，足以彻底盯死他们了。你这一仗打得漂亮，哪里哪里，不敢不敢，都是元芳你指导的好啊。 <laughs> 那胡伟胜真是丁家旺介绍给他女儿的吗？切，你听那丫头鬼扯。三春花市老板都交代了，叮当是出了名的交际花，早就跟胡伟胜勾搭上了，然后丁家旺才被拉下水的，哪来那么多逼良为娼？ 这姑娘，哎，这年头年轻人呢。哎，你干嘛摇头？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丁当是这帮人开始制毒的源头，是将胡伟生贩毒渠道牵线给丁家旺的枢纽。同时，对胡伟生或者更多男人来说，他就像毒品一样，诱惑、致命、令人成瘾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种特质。 让我很不舒服，不舒服，不是厌恶、嫌弃，甚至不是反感。他为什么单单要说不舒服？这是因为单纯的三观不合，还是从中看到了自己不愿意正视的某一面？嗨，你管他呢，一个死刑犯怎么可能让人舒服得起来？哎，对了，胡伟生的尸检结果出来了，致死原因是花生粉过敏。 过敏，弄死他那只二乙酰吗啡，之前被警犬大队申请走做训练用，送回来的时候，里面掺了葡萄糖和花生粉，几个训练员已经被我带人抓起来了。李局让老黄彻查违禁品仓库，发现好几只毒品纯度不对。这会儿，称青色连带责任。花生粉，有杂质的海洛因，对花生过敏的护卫生。 太巧了，巧不巧的，一时半刻也查不出来，索性来日方长。还好，你这条小命算是被我给捡回来了，好好养着吧，江队。这动不动就西子捧心撅过去的体质，以后可不敢随便劳累你至尊大佛了。嗯嗯嗯，希，啊，谢谢你。将来我回宫州的那天。 如果方便的话，能不能由你来送我上路？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。给，杨妹的 KTV 人多眼杂，出院以后最好去我家。走了。 回来了。相亲是什么？庸俗。那个材料整理完了吗？任务单预备好了吗？还没。案件移送检察院了吗？不是，都没有。没有，你在这干什么？干活去。哦。走了，走了。哎，老爷。哎。怎么了你？这副表情。呃，行动当天晚上，那个逃走的狙击手，在楼顶留下了一件小孩上衣。 上边有些陈年血迹，DNA 鉴定结果刚出来了。啊，呃，吕局让你过去一趟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进来，李局，经 DNA 对比。 儿童 T 恤衫上的血迹跟三年前一起警方行动中取得的血迹吻合，属于公州市公安厅禁毒总队员第二支队长江婷。可我听说这人已经死了呀？那场爆炸发生后，上面很多人确实已经认定他死了，但也有人觉得。 没有，谁？公州前副市长兼公安厅长岳广平。爆炸发生以后，公州市公安厅秘密成立过一个专案小组，专门调查失败原因和处理人员追责。牵头人之一呢，就是当时刚退休的副市长岳广平。他提出了江婷可能还没死，而是被劫持了的说法。哼。 确实，也不是没可能。专案组决定采纳岳广平的意见，首先设法营救失联的警方卧底铆钉，他很可能已经暴露。可是专案组联合了建宁和公州两地警力实施突击营救的时候，却晚了一步。怎么？铆钉所在的那栋废弃宅院已被烧毁。 警方在废墟中挖出了江婷的配枪和铆钉的尸体，一颗正中眉心的子弹，弹道分析结果与推测相匹配，枪柄上发现了属于江婷的新鲜指纹。单从这一点看，江婷杀害铆钉的可能性确实非常大。那是江婷的踪迹最后一次出现，此后她就消失了。 系统内做牺牲处理，没有授予烈士。但我个人认为，如果他再出现，那将是巨大危险再次来临的先兆。 <laughs> 李局，嗯，您觉得江支队长是个怎样的人？年轻，果敢，智商高，可怕的高。这一点让我个人感到很不舒服，很不舒服。 这点让我感到很不舒服。好，你回去吧。这几天刑侦的同志们都辛苦了。案卷移诉以后，所有参与行动的人员都调休放假。你告诉大家，再坚持坚持。是。您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要问我的吗？没有了。你是老魏看着长大的。 现在的刑侦复制，以后的处级政策，无论你做什么事儿，都代表着建宁市公安局。去吧。是。严副，哎哎哎，那天你让我定位芯片，小事一桩，我也没打算告诉别人。但李局从现场回市局后。 跟未卜先知似的，亲自过来问我，还去技侦处调取了定位记录，所以我真的是真的是什么？哎呀，你说我哪能料到这些呢？还以为要么是你女朋友跑了，要么是你妈叫你盯梢你爸呢。呸！钱都是我妈的，我爸敢出轨就净身出户了。 <laughs> 是是是，那是必须的。哎，吕军没骂你吧？ <laughs> 骂不骂的，反正呢。 本来打算请你的那顿五星级自助烤肉呢，大概是没戏了。啊？不是有烤肉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嘿！来来来，人手一杯奶茶，不要钱，都有的，块快点吧！我要提两米，这个披萨肉多，好吃。这牛肝给严总留点啊！哎，你们这帮土匪！ 牛肉干吃了容易发胖，放着我来。哟，公款吃喝呢？嗯，给严哥，谁买的单呢？哎，晚霞，回头提醒我替成谢二费啊。嗯，不用那么麻烦。是受害人慰问咱们来了？哟，在外面走廊上站着呢。楚辞，吃就知道吃，你们把人半个月实习工资都给吃完了。 严哥，你不懂，咱们行走江湖那么多年了，头回见到受害人上门不送锦旗，而是实实在在带零食的。我控制不住自己啊！哼，臭小子，我跟楚辞聊聊去。哎，看什么呢？那边是在押送犯人。嗯，应当已经全交代了，现在要把他移交看守所，等候判决了。 哦，楚子，快走，别停下！让他说。是。楚辞，那天晚上在工厂，警察闯进来之前，你说我是主谋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，你说那天晚上冯玉光约你唱歌。 这句话是在撒谎。你，你竟然，你早就知道？当然了，那天冯宇光出门前，在包里装了几本复习书。谁约会的时候带书啊？ 带走。是。嗯嗯，那个，你说你来就来了，还这么破费，也没买什么好东西。那天多亏你们救了我的命。对了，这个是给你的。哟，云烟呐，哎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燕队，你就收下吧，我不会说什么场面话，就是想谢谢你。正好我这闹饥荒呢。 谢谢谢谢，但其实真没必要。不是我们救了你，是你救了我们。人质要有个三长两短，咱整个局都得吃瓜了。报告、检讨、扣奖金、影响升职，指不定多少人回家挨老婆打呢。怎么着，高材生，还实习吗？回北京还是回老家？本来订的车票三天前回北京，正好今早去接我妈跟我弟弟从老家过来旅游，但医生说我爆炸的时候撞到了头。 提前出院风险很大，所以改到今天下午走。那可来不及请你吃饭了。回去就准备念个博士吧，念个锤子啊！ <coughs> 早就不想念了。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妈非让我保研，说多读点书好。好什么好？我弟两万块择校费都交不起，早两年工作的话，就把他弄重点初中去了。哈，那。 那确实也挺困难的。没事，有个研究所让我准备去面试了，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那你好好面试，争取一次过，找到工作报个喜讯哈。嗯，一定。哦，对了，有个事我有点好奇，那个芬太尼新型化合物的分子式，你现在知道多少？ <laughs> 您是想问我能不能做出来吧？嘿，你这人这么直接，多伤感情啊？ 不一定能，再钻研钻研或许可以，但我不会的，你放心。那可是很多很多钱呢，你含辛茹苦攒钱北漂，别人灯红酒绿一掷千金，公平吗？ <laughs> 确实不公平，但这世上本来也就没有绝对公平的事吧。我记得报送通知刚下来那阵子，整个学校都轰动了。 我的同桌说：“楚辞，人生真不公平，我比你还刻苦，凭什么我就考不上北京的大学？ <laughs> 你看，如果连我都觉得不公平，那些比我更没有门路、没有出路的人会怎么想？至少，我还可以凭自己的力量考出来，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。这种满足，并不比有钱人一掷千金得来的幸福感少。” 所以，我踏踏实实的穷着就很好。那些沾着人血的钱财，犯法杀头的事情，我看就算了吧。你能这样想就最好了。我就不耽误你们工作了，走了啊。哎，回北京了，报个平安。好。 昨天庆功会上，狗力和秦川那俩孙子又合起伙来灌我。在这里，我非常高兴地宣布，五零二洞尸案顺利告破，正式移送检察院。这是领导英明指挥的结果。这建宁刑侦支队及各部门全力配合。魏局，这是李局附体吗？哎，听说省厅已经在拟定对不明狙击手的追查方案了。上面说必须彻查到底。那新型毒品怎么处理啊？这个。 问狗主人吧。哦，新型芬太尼化合物的相关情况已经上报到公安部了，会安排专人深入调查。嗯，可惜了，这次庆功大会，康队长没法到场，凡是参与不这次行动的人。他已经脱离危险期了三天，等好了以后还要开表彰大会呢。让我们共同举杯，干！老爷，破了这么大案子，说什么也得喝几杯。 来来来，不够朋友啊！他敬酒我敬酒，你必须一视同仁嘛！严哥，我代表全组队员敬你。生，敬你。你，我们组除了你，还有其他女生吗？喂，妈，什么？明天？不是，能不能不去啊？喂喂，妈。哎，我靠，完了，要迟到了。 儿子，明天中午十二点，在咱家的天顶花园西餐厅，跟房地产集团老总闺女见个面，记得弄得漂亮点，敷个面膜，别忘了。哎，又到了出台卖身的日子。嗯，江婷，你你怎么？哦，对，是我自己给他家里钥匙的。哎呀，她竟然真的愿意搬过来。 你，嘿，你又喝我家媳妇茶？没有，水都烧好了，真的没有。上次再去现场，说是特意给我泡的，实际你全喝了。误会，这茶饼都快掏一半了，你说谁喝的？韩小梅， <laughs> 看着我的眼睛，再说一次，到底谁喝的？你，你能先把裤子穿起来吗？你嫌弃什么？ 这叫雄性资本，明白不？哼！我靠！我今儿啥也没穿，裤子裤子哪儿呢？在这儿在这儿。哎，怎么样？哥穿戴整齐了，是不是特别有型有款？哎，问你话呢，红书。 看得懂吗你？在那装大尾巴狼？唉，看不懂。但我需要借助一些哲学方面的东西来强行清空记忆，尤其是有关你的某个画面。你，视觉冲击力挺大的。你偷喝我的媳妇茶还有理了？不行，今天你必须补偿我。走，嗯，去哪儿？跟我一起相亲。 哎，我说，看得我那啥就那么让你不爽？上大学进澡堂的时候，没看过别的男生裸体啊？还是你进的是女澡堂？男澡堂里大家都比较正常。我不正常。我，嗯，你出门非叫我去，是需要我在女方面前旁敲侧击的暗示一下，你的生理功能比较吗？啊？如果你确实需要的话。 我也可以试试。老子不需要暗示这个，老子凭脸就能征服你。哦，那去征服一个。 <laughs> 有个问题我一直比较好奇，既然现在没别人，那我就问了你别介意啊。哎，我介意，不要问了。为什么你相亲总是不成功呢？虽然职业方面确实不占优势，但毕竟你非常有钱啊。 综合衡量的话，我的相亲对象基本来自两种渠道：父母介绍和同事牵线。前者通常家境不错，要么是名校海归，独立自强，各方面都非常优秀，会要求我辞职继承家业，好好赚钱，所以基本没戏；要么就刁蛮霸道，性格娇气，跟我处不来，所以也没戏。哦，我最讨厌娇气的人了。嗯嗯。哎，我的牛奶呢？ 这儿呢。我靠，他这种喝法，嘴角还，简直让人。你能别这么含着吸管，一小口一小口的喝牛奶吗？医生要求每天补钙。其实我也不喜欢这玩意儿。哎，你继续啊。 同事牵线的相亲又为什么不成啊？同事介绍的，要么我对女方没感觉，要么是女方批评我太凶，还有就是要求登记前财产分一半的。这都什么跟什么还有你别喝了。喝完了。你先下去。好。 <sighs> 冷静，我需要冷静。 那本红书死哪儿去了？我记得带上车的，啊，在这儿。不愧是大师啊！江婷，杨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来吃饭。谁让你来的？我。那。 <laughs> 那谁陪我相亲呢？啊？嗯，哎， <laughs> 控制一下。我只欠你这个数，而你欠他这个数。这这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，好不好？而且胡说八道。我什么时候？他那辆车彻底修不了了。我请他吃顿饭，你们俩的账就算平了。市局再从办案经费里拿点做补偿。这么安排，有问题吗？我没问题。 我也，没问题，很好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离开停车场去吃饭了吗？我们定的位置在这边，你呢？在那边。哦，那祝你好运。哼。哎呦，少东家，你总算来了。第一百零八号，未来少奶奶。 已经等你半天了，哎呀，赶紧的！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勇敢点儿。嘘，看见那边那两个人没有？就他俩，给我看好了。啊，少东家，你这是这俩要是敢在我家餐厅里头亲嘴摸手，伤风败俗，你就立刻赶来告诉我。哦哦，好好的。还有，待会儿他俩付账的时候，只收一个人的钱，切记啊，只收一个人的啊。呃，为什么？ 因为另一个人，我不想请。经理，经理，你干啥呢？哎呦，这少东家好像有心上人了。哎，我们老板娘盼了这么多年的少夫人，终于出现了。哎，在哪儿呢？哎，哎呀，就那儿呢，看到没？啊，那个，嗯，可是。 坐他对面的不是我们少东家啊！对，所以我要给老板娘大小报告。江哥，你为什么总跟严邪过不去啊？这个真没有，主要是严父对这个人在某些观念上比较直男癌。那实习生背后是这么骂的？对对对，韩晓明用词太精准了。他有时候确实比较严厉。 但其实不是那种人。你跟严邪年纪都不小了，有什么话应该摊开来说。回避和绕圈子，只是在耽误你们彼此的时间。嗯。嗯？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，很难说你会不会被牵扯进某些人的报复里。不管从哪方面来讲，严邪都是个值得托付的人。什么？不是？不是？江哥，江哥，你听我说，严先生。 真高兴今天和您见面啊！我差不多也该回去了，咱们俩就不用交换联系方式了吧？啊？怎么了？哎，这不聊得挺好的吗？我能冒昧问一句吗？您刚才一分钟看了二十多次的那对男女是情侣还是夫妻啊？兄妹。不不不不，姐弟。既然不是情侣，也不是夫妻，那想追就去追吧。啊？哎哎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我。 赵东家，不怪人家姑娘，确实是你的错。哎，不是，我就看了两眼。哎哎，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人家吃完了，刚才买单的时候想去楼下花园里吹吹风。哼，吹个屁！嗯嗯，怎么又是你？啊，我刚接到市局电话。 关于新型芬太尼化合物流通的紧急预警。哦，那杨梅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跟严父商量点事情。我，哼，是真有新型毒品的消息，还是你相亲又失败了？哎，女人心海底针呐。我觉得可能是你还没认清自己内心真正期待的另一半吧。哼， <laughs> 前辈。 你也这个岁数了，就没相过亲？我，组织给介绍过，我拒绝人家了。为什么？当一线警察的，既然没有做好保护家小的准备，就不要轻易拖人下水。当然了，相亲之后没什么太大兴趣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。哦，哎，没兴趣？一个月加班两次，每次加班半个月。 我这个年纪还没得心梗就算不错了，哪来那么多兴趣？他对交女朋友没兴趣，难道他喜欢男的？我操，那不能！堂堂宫州禁毒第二支队长，怎么会喜欢男的？等等，假设他真喜欢男的，那他早年力排众议把二等功还给我，难道就是因为？因为？他暗恋我，怪不得他同意搬来我家，怪不得他愿意陪我相亲，怪不得他他在我车上喝牛奶。你。 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是个直男，我还能怎么了？虽然你长得很好看，智商也很高，腰细腿长，皮肤白，但是，但是，啊对，男的不能生孩子。喂，你就想开点吧，缘分这东西很难说的，也许明天转个弯就碰到了。我操，转个弯就遇见缘分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在暗示我追他？虽然他长得很好看，但毕竟男的不能，不能。 刚才说男的不能干什么来着？妍希，你没事吧？你手机在响啊？哦，喂，大狗，怎么了？有案子？叫狗主任。嘿，你这乌鸦嘴，就不能盼点好的吗？就不能是老魏体谅大家辛苦，主动从公款里拿出来钱，请大家今晚聚餐吃烤肉吗？啊？哎呦，那感情好。 正好我们家新开了一个烤肉餐厅。我瞎说的，有案子了。 文学城，我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猫耳 FM 独播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一季第一二三四五六，反正一共十五集。本集 MVP。虽然你长得很好看，智商也很高，腰细腿长，皮肤白，但是，但是，啊对，男的不能生孩子。